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呢，咱们说到惨烈的布达佩斯战役，苏军以以巨大代价获得了胜利。时间呢，到了四五年三月，纳粹德国就要完蛋这件事儿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了。但是，至少有一个人还不知道，或者说不想知道，那这就是德国元首兼三军总司令兼陆军总司令阿道夫·希特勒下士。别人现在都在琢磨怎么投降，怎么保住这条命。 只有希特勒还在琢磨怎么能反败为胜。可是呢，话好说，事儿难办。德国现在哪儿还有兵啊？啊，你还甭说，是吧？希特勒真有辙。一年多以前啊，他就任命宣传部长戈培尔出任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，负责动员一切力量支援战争事业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呢，就是让德国16到60岁的男性都要无条件服兵役，而国内生产力短缺由外国劳工填补。 这么一来，确实给德军增加了不少新的兵源。唯一问题就是这些新兵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严重缺乏训练，除了拿不动枪的，就是没枪高的啊。而前线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。早在布达佩斯激战正酣之际，斯大林就应丘吉尔的要求，发动了一系列进攻，由红军最擅长进攻的三位指挥官——朱可夫元帅、科涅夫元帅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。 分别从三个方向向前推进。这时候，苏军坦克旧貌换新颜了。特三四中型坦克换上了85毫米长身管火炮，终于也能对德国的虎啊豹啊有一定的威胁。更可怕的是，4大林二重型坦克，这种坦克装甲厚度已经超过了虎式坦克，还装了一门夸张的122毫米火炮。 我们大家知道，今天西方国家的坦克主炮口径才幺二零，是吧？中国和这个苏联就是俄罗斯啊，什么是幺二五？他那会儿二战的时候就装了个幺二二，是吧？所以甭管你是虎是豹，是吧？要是挨上一发幺二二，就算没击穿，剧烈的震动，是吧？也能让这坦克瘫痪啊也让它震散了啊，把里边人都震晕或者震死。所以斯大林看到这种坦克的时候，兴奋的直跺脚，我们要用它来结束战争。 反观啊，热爱黑科技的德国人啊，虎式和豹式坦克产量都不够，是吧？又搞出了一个虎王坦克。啊！天哪！啊，重量达到令人砸舌的六十八吨啊，正面装甲厚达一百八十毫米，在整个二战战场都没有被从正面击穿的记录。今天那个坦克这个最重的六十二吨啊，六六十五吨到到头了，都没有超过虎王的。 更厉害的呢？虎王装了一门八十八毫米长身管火炮啊！二战时期的任何坦克啊，这个甚至虎王自己啊，这八十八毫米炮都能够一击致命。这么厉害的坦克，是不是天下无敌？非也。首先，制造虎王这种超级坦克本身非常困难，德国的兵工厂三天两头挨炸，所以到后来只生产了区区四百多辆。 另外，咱们讲六十八吨的坦克，今天都没有那个时候的技术，这么重的家伙实在是开不快，传动系统更是不堪重负，趴窝是家常便饭。就算真开上了战场，一旦有了故障或者没油了，那那可这个没有谁能把它拖回来，那就只能自行炸毁。所以，今天世界各个军事博物馆里的虎王坦克呀，基本上都是没来得及炸掉就被俘虏了。 所以说，这个不管多么先进的武器诞生之初，都会有很多问题。想指望着黑科技来扭转乾坤，那是最不靠谱的。苏军进攻没几天，就在德国东普鲁士防线上打开了一道三百多公里宽的缺口，一百多万红军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 很快就解放了华沙，波兰全国都是开阔地形，根本没法防守啊，根本就没法防守。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将只能寄希望于机动作战，结果呢，本来就不多的装甲师啊，又有一部分被老希送去防守布达佩斯，就更让苏军畅通无阻的渡过了维斯瓦河，把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和德国本土就分割开来。到了一月底。 朱可夫的部队就来到了奥德河，离柏林只有不到七十公里了。戈培尔赶紧把大批平民组成了这个国民风暴队，跟正规军一起防守首都。朱可夫也因为前进太快，需要停下来等补给，双方啊就暂时隔河对峙。这个地方离柏林啊实在太近，希特勒只好把西边莱茵河防线的守军调了过来。 啊，不过呢，直到此时，咱们这位元首也没忘了翻牌的这个念想。西边呢，搞了个阿登反击战，刚消停几个月，又开始对着匈牙利的地图打主意原因无他，就是匈牙利巴拉顿湖这边的油田现在已经是德国最后的石油来源。希特勒呢，打算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进攻，用十五万德军沿多瑙河前进，切断苏军前锋部队，最终收复布达佩斯。 为此呢，他把阿登战役的残兵败将脸巴了啊，凑了这个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司令呢，还是爱将迪特利西。这次行动被命名为“春醒”。三月六号，迪特利西的部队踏着泥泞的土地开始了进攻。打头阵的呢，又是武装党卫军第一装甲师啊，也就是咱们另一个老熟人啊，阿道夫·希特勒警卫骑队装甲师。 这么一进攻啊，苏联人确实被吓了一大跳。没想到这个时候德国人还能干出这事儿啊！还是精锐的党卫军部队，于是呢，赶紧认真的组织防御。啊，这次迪特里 c 和党卫军绝对是拼尽了全力。阿登战役的先锋官派普带着几十辆虎王坦克冲在最前面，不过苏联人没怎么看着，是吧？这个坦克先纷纷陷入了泥潭。派普没好气儿的向上级报告说：“在我这儿，坦克都成潜水艇了。” 八天以后，迪特利斯被迫停止了进攻。战役目标呢，一个没有达成，是吧？希特勒听说以后气急败坏，命令警卫骑队装甲师所有官兵摘下胳膊上的臂章，开除你们党卫队的队籍啊！不过苏联人可没打算就这么放他们回去。托尔布钦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趁机发动全面进攻，只用了一天就把德军赶回了春醒行动的出发点。 之后顺势越过匈牙利边境，进入了奥地利，包围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。有了布达佩斯的前车之鉴，维也纳赶紧通过电台广播宣布啊，说我们是不设防城市，求大家高抬贵手，饶我们一马吧。就算这样，依然有不少文物被炮火破坏。当然呢，比布达佩斯那就好多了啊。四月十一号晚上，苏军派出舰队从多瑙河运送海军陆战队，强占桥梁。 第四近卫集团军随即强渡过河，又经过两天战斗，城里残余德军宣布投降，维也纳这座历史名城宣告解放。第一批进城的苏军呢，军纪特别好，很多还都会说德语。维也纳呢，很快恢复了秩序。可惜形象工程没维持多久，这批部队一开走，后来的苏联占领军就开始了抢劫和强奸，好几个礼拜之后才渐渐的平息。 春醒行动是整个二战德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成建制的进攻行动，跟跟这个阿登反击战一样，那元首呢又一次体现了他超人的想象力，对战机的判断其实呢也不错，可惜他手里这点兵力实在是配不上他的野心，又想守住油田，又想夺回布达佩斯，迪特利斯只能跟他说：“臣妾做不到了。”最终一仗打下来，除了吓了苏联人一跳之外，几乎没什么收获，还拼尽了党卫军最后的精锐部队。 也就没有办法阻止苏联人解放匈牙利和奥地利了。更严重的问题出在西边，盟军已经开始准备强渡莱茵河了。这次艾森豪威尔没再搞折中，而是完全偏向了蒙哥马利。除了他手下的一个英国集团军和一个加拿大集团军以外，美国第九集团军也被划归蒙提指挥。 这一决定让大部分美军将领极为不满，不过呢，也客观上刺激了他们，尤其是刺激了巴顿老爷子。他率领手下第三集团军从阿登山区长驱直入，仅仅用了三天就前进了一百多公里。刚好一支友军抢在德国人炸桥之前占领了雷马根大桥，于是巴顿的部队浩浩荡荡开过了莱茵河，整个过程就像行军一样，没有受到任何抵抗。 希特勒闻听此事，立刻要求调集兵力堵住缺口。结果呢，他被告知西线的机动兵力只剩下五辆坦克，还在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仓库里。第二天，磨磨蹭蹭的蒙蒂终于也过了河。这时候，能给盟军造成麻烦的，就只剩下被空军轰炸造成的废墟了。 因为无论德军还是德国人民，现现在最热切期待的就是美英能赶在苏联人之前，尽可能的多占领德国，最好连柏林一起解放了才好。当然，希特勒本人不这么想，他知道甭管谁来，他都得第一个上绞刑架，所以要求德军在国内实行焦土政策啊。因为按他的话讲，如果德国战败，德意志民族也会灭亡，所以也就不需要考虑让人民活下去这事儿了啊。这一点啊。 只要是还残存一丝人性的人，都不会支持。比如希特勒的唯一能称得上他朋友的纳粹官员、军备部长施佩尔啊，他背着希特勒到处游说军政要员啊，号召大家不要执行焦土政策。其实绝大多数人其实都跟他想的差不多啊，这个纳粹没了，德国人还得活着啊，没有谁真心实意的想让整个这个德国都给希特勒陪葬。 就连之前最积极执行焦土政策的莫德尔元帅也没再坚持。末日来临之前，希特勒的痴心妄想反而有增无减，每天都盼望奇迹出现啊！戈培尔呢，是纳粹高层唯一还保持狂热的人，每天晚上给希特勒读菲特列大帝的传记。当年菲特列即将战败的时候，由于俄国女皇突然去世，反对他的联盟呢随之瓦解。每次读到这儿，俩人就好像充满了希望。 戈培尔呢，甚至找来几个占星术士，啊，左算右算，啊，算出说一九四五年四月会有大事发生，德国命运会逢凶化吉。四月十二号半夜，希特勒突然接到戈培尔的电话，啊，电话那头戈培尔激动的几乎要失声啊，是吧？颤颤巍巍的讲：“我的元首啊，我要向你祝贺，上帝没有抛弃我们，为什么呢？”说的是二战三巨头之一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去世了。 这在此时的希特勒和戈培尔看来，绝对是绝处逢生的命运转折点。丘吉尔和斯大林一直就不和，互相瞧不起。现在罗斯福死了，盟国之间必然会分裂，甚至爆发冲突，德国也就有机可乘了。那么希特勒的美梦会不会成真呢？罗斯福的继任者又会是谁呢？咱们下集再说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